课文二，在同事家。谢谢你们来看我女儿，你送的小皮鞋和小帽子真漂亮。别客气，你女儿长得白白的、胖胖的，真可爱。现在多高了？快一米了，二十五公斤。你看她鼻子小小的，头发黑黑的。 长得像谁？像他爸爸。刚出生时，他爸爸高兴的一个晚上都没睡着。生词：皮鞋、帽子、长、可爱、米、公斤、鼻子、头发。